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今天学习第二课，重点语句是。これはですか？这是什么？ 在第一课当中，短剧的主人公泰国留学生安娜向小英做了自我介绍。小英和安娜在同一所大学里读书，是负责照顾安娜生活和学习的辅助生。第二课是他们两人接下来的对话。好，我们来听一下第二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：これはですか？这是什么？ さくらさん。はい、どうぞ。これは何ですかそれは、タイのお土産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。我来讲解一下。安娜把一样东西递给小英。さくらさん。这是招呼小英的说法。 在日语里，要称呼一个人，可以在这个人的名字后面加上敬称“ Sam。那我喊你的时候，就应该说“文玉さん”。对，你说的很对。称呼女孩子的话，也可以不用“桑而是在名字后面加上“ jam。如果是男孩子，也可以在名字后面加上“更。 这两种说法通常用来称呼学龄前的小孩子。嗨，どうぞ。这个给你，这是递给别人东西时的说法。嗨，在这里用来唤起对方的注意。どうぞ，是请，在这里呢，意思就是给你，请注意どうぞ的发音，这里的 u 实际上不读 u，而是把前面的。 这个音的母音 o 拉长一拍，请大家来练习一下发音。どうぞ。小英不知道安娜给自己的是什么东西，所以就问安娜。これはですか？这是什么？这句话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これ是指示代词，意思是这个，指离说话人距离比较近的东西。は 是接在主题后面的助词，ですか的意思是是什么，用来询问某件东西是什么。な是什么的意思，和 this 放在一起做谓语，是助词，放在句尾，用声调来读表示疑问。これは何ですか是一个很常用的说法，我们来练习一下发音。 これは何ですか？接下来，安娜回答说：“それはタイのお土産です。”那是泰国的礼物。安娜送给小英一块泰国的香皂。それ，是指示代词，指离受话人比较近的东西。因为现在礼物已经在小英的手上，所以对于安娜来说。 是所的，是的。后面的“哇”是接在主题后面的助词。泰是泰国。no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。お土産是特产礼物的意思。日语的名词没有单数和复数之分，因为是从泰国带来的特产，所以说“泰国的礼物”后面加上。 做谓语。それはタイのお土産です。意思就是那是泰国的礼物。日语的修饰语放在名词前面，这和中文是一样的。例如中国的礼物，中国是中国国，所以就是中国国のお土産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小英对安娜说：“谢谢。” 对，其实啊，只说ありがとう”也可以，加上了 g o z a す” m a s 就变成了郑重的说法。再说ありがとう”的时候，要把 t 的母音 “o” 拉长一拍。好，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一下发音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怎么样，会念了吗？接下来安娜回答说：“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。” 不客气，这是对方向你表示感谢时的一种固定的回应方法。どういたしまして的发音要把“どう”的母音 “o” 拉长一拍，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一下。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。好，下面请再听一遍第二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。これはなですか？这是什么？ さくらさん。はい、どうぞ。これは何ですかそれは、タイのお土産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永阿克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学习要点。今天我想再了解一下疑问句的知识。好，下面就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。德勇老师说。 日语里的疑问句不需要改变语序，而是在句尾加上助词“か”，用声调来读。これはおみあです。这是礼物。疑问句是。これはおみあですか？这是礼物吗？下面我们来确认一下肯定句和疑问句。这是礼物。これはおみあです。这是礼物吗？ これはお土産ですか？如果你不知道自己面前的东西是什么，就可以这样来问：これはなですか？这是什么？な是什么的意思？在后面加上表示时间的时，也就是中文里的几点钟的点。なんですか？意思就是几点钟？在な 的后面加上表示人数的“你意思就是几个人。“な人ですか？”意思就是几个人。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心下面是介绍日语拟声拟态词的声临其境。 今天给大家介绍几个表示行走声音的拟声拟台词。下面的声音用日语该怎么说呢？好像走得很急。是的，答案是 “star star”。这个词用来形容走得很快的样子。那有没有形容走得慢的说法呢？ ノロノロ，ノロノロ是对动作迟缓感到不满的时候使用的。除了走路以外，在开车时遇到堵车、开不快的时候也可以用。身临其境，今天为您介绍了スタスタ和 n o ノ o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。 安娜的自言自语。听说小英将来想到外国当一名日语老师，我的梦想是能早点用日语看漫画。嗯，还得加油啊！好，听众朋友，第二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。これはですか？这是什么？ 下次安娜要让小英带她到大学里去看看。欢迎您到时收听。